怪不得小师叔会哭，这长翅膀应该就跟咱们长个子拉的骨头那样疼吧？是不是因为找不到掌门，所以才？哎，这翅膀长得有点像鸡啊！万一给师傅看见了，他不会又连着让厨房做一个月的碳烤鸡翅膀吧？水坑，没什么的，这应该是你娘留给你的。 轻了不少，难不成他身体变成了一半鸟，连骨头都轻了？记得书上说，妖修得有一定的道行才能转化成人形。水坑是半人半妖，那他天生就应该有人妖两体。不过能不能随意转变就不知道了。水坑，你试试自己集中意念，让这个翅膀变小一些，藏起来。 藏起来，明白吗？哎，你听得懂人话吗？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带你去找师傅吧。水坑，你，我，我是让你把翅膀变小。 没有让你变大，我还是带你去找师傅吧。好沉，坐。哎呦，卡住了，怎么办？翅膀太大，门出不去啊！哎，别哭别哭，翅膀大不代表你怕。 把翅膀收一收，别这样扎着，收回来，懂吗？走了？啊？不是让你展开翅膀！三叔，它好像要飞，啊！手也变成爪子了，帅哥你干嘛？ 师叔，晋江文学城 Brace 的原著，《夏九生工厂》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》第一季第七话，《远行》。 听不懂啊！当初没死在群妖谷，难不成今天要死在小师妹的爪下了？啊！已经能看见整个扶摇山了，那么多石洞和院子，这么多年来来去去了很多人吧？应该有不少大能。 大才之人，或许也有大奸大恶的。他们的笔记还留在金库里，可他们都去哪了？现在整座山只剩下了一个黄鼠狼师傅，带着我们几个不争气的徒弟。千万年不变的，或许只有这风了吧。 何人配冠北冥之名？他是有人养的人啊，不差咱这一吊钱。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种藐视一切的力量？什么时候我才能上天入地，无处不可往？原来我之所以希望成为北冥，不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程家，看他们后悔的样子。 错了，对不起，爹，回不到初吧。没有意义。如果他们联系我，怎么会轻易把我送走？如果他们不联系我，又怎么还会对我愧疚？ 多的深仇大恨，不过就是自作多情。这声音，一刹那，程前再次听见了扶摇山上窃窃私语的回响。只是这一次，千万条山谷之风，并没有和他擦肩而过，而是川流入海般的。 穿过了他的身体，没有停留，也没有依恋。如诸多欢欣，诸多烦扰，他们来了又走，周而复始，仿佛我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。 我帮你。你看，翅膀这不收回去了吗？ <laughs> 累坏了吧？踏实睡吧。哎呀，该看看你三师兄去了。 这是在不吃糖。回过神来了，师傅，我这是……啊，天都快黑了，我在这站了多久？今天太晚了，你先自己回去。明天练完剑后，就可以留下和你大师兄一起学符咒了。 啊，学符咒，师傅，方才那，那难道就是气感吗？ <laughs> 嗯，为师没看错，同门之中，你确实资质上佳。非要加一个同门之中吗？如果是跟那几个人比才算资质上佳，也没什么好吹嘘。拿好风灯。 回去休息吧。是。你说那几位见了，心里能受点刺激吗？嘿，我不就是想想吗？ 天就练到这儿吧，程潜留下，和郑明一起学符咒。啊，什么？小铜钱，你你已经能引气入体了吗？呃，嗯，算入门了。让开让开！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收拾东西，练功去了。 难得看李云这么难过，知耻而后勇，孺子可教也。我就说嘛，小钱一定可以激励。小钱，你真惨，还得加课，苦日子就要来了。嗯哎，师傅，你放我下来呀！啊！出去！哎呦！啊！ 小前，钱，这是你的沙漏。好，我练近快四年才第一次产生气感。小童剑入门有一年了吗？ <laughs> 他终于要奋发图强了。嘿，三师弟，以后在符咒方面，我们也可以像学经书一样，互相讨教了。啥玩意儿？多加两块奶糕。 就想让我连你的符咒练习一起做了吗，师兄？你别做梦了！这小王八蛋，过去就把我当个人形钥匙，怎么着？现在我连钥匙的价值都没有了是吧？师兄的尊严何在啊？我小钱，看到木牌上这上下两条横线了吧？嗯，这两条线之间。 相距一寸，你要练习的就是用这把刻刀，在两条线中间刻出一寸长的竖痕。只练这个？嗯。刚开始会有点阻力，不用怕，慢慢来。你大师兄刻出一寸长的痕迹，磨蹭了有小半年呢。 <coughs> 这么简单的事。 需要练小半年，不就是？怎么回事？明白了吧？那刻刀不是普通的木头刀，刀上有冥符，专门给初学者用的。因为初学符咒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力量和符咒勾连，所以需要这么一个辅助工具带入门。我感觉刀剑一落在木头上，那个刻刀。 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大漩涡，把我的力气全抽走了。我再试试。我记得《青龙符咒入门》那本书里说过，将周遭灵气沉入气海。小钱呀，刚才师傅忘记说了，把灵气。 沿着手臂而上，不行，坚持，可能不到半寸，必须一气呵成，否则前 <laughs> 功尽弃。什么？你大师兄？ 就是吃不了这个苦呀！俺嫂子，成群。师父，嗯，童姐。 这孩子呀，怎么就不知道循序渐进、适可而止呢？你这么凶猛干什么？你和你大师兄的秉性，匀一匀就好了。木牌拿来，我看看。开头还算平整，看来你已经找到了符咒的窍门了。 哎，后半部分就没法看了。 <coughs> 你说你明明都已经脱力，竟然还没有断开，你这孩子是长了一颗多大的死心眼儿？要不是我打断你，你是不是还不打算放下刀？哎，不该把他当成严正明来教，险些酿出事端。 师傅，让我，让我试试。吧。从前，最开始的符咒练习是很枯燥的。让你刻线，是为了借刻刀拓宽你们的经脉，他会一次一次耗尽你们气海中的力气。 这就好比拉筋，每天不间断的练，方能练出功夫。但是贸然一下压到底，说不定就把筋绷断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大师兄当初刚接触木牌时，刀尖不过刚在木头上戳了个坑，就嚷嚷着全身疼。 哎，嘴里说的好像快死了似的，闹起来倒是中气十足，死活不肯再碰符咒。为师没办法，手把手的带了他两个多月，才勉强将他带进门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练了吗？拿着削果皮的刀在木板上随便刮刮也叫练？别当我不知道。不是我，程潜，我问你，啊？ 你去过京楼了？我以前看了《符咒入门》，还看了什么？不敢说。我想想，功法、剑法、心法，《百家言》，没准还有。 我到，师傅，我，嗯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打算哭鼻子还是抵赖。我错了，错哪儿了？啊，这小崽子，虽说有时候恨不得掐死他。 可说到底，他是知道谁对他好，他也没真伤过人。还是我来吧，师傅，这也不能怪他，是我带他去的。山上也没什么娱乐，我想找几本闲书哄着师弟玩。看闲书，会看到符咒入门吗？不小心扫见的呗。张明啊，你当他是你吗？ 他这是骂谁呢？哎，程潜，你过来。是。瞧瞧这满头的汗呐！九层金楼中有前辈人走过的大道三千，倒数第二层你去过吗？肯定没。 因为那儿没有你觉得有用的东西，那里记载了我扶摇派众多先辈走过的路和最后的结果或者下场。你在找自己的道，为师希望你不要选最艰难的一条。把你和你大师兄。 抄写三十遍《清静经》，是。这，我怎么又被连坐了？我。 三师叔抄完经了，嗯，也辛苦雪清哥一直陪着我了。 <laughs> 没事的，夜深了，三师叔也早点休息吧。你先回去睡吧，我想去趟青楼。倒数第二层，你去过吗？ 肯定没有，因为那儿没有你觉得有用的东西。这里和最底层差不多呀。真的都是不要派弟子的生平。 下底下有东西，哎，哎，是画像，怎么只有半张？哇，这个前辈真好看，他是谁？ 还是回楼上找点书看吧。快点快点，少爷要生气了！这个，哎的衣服放在后面那辆车上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再过来几个人帮忙！来了来了，还有五箱呢。哎，搬不动。来，一起使劲。这十还没装完吗？就这几辆车都装半天了。 快了快了，少爷别急，热死，还不是因为你要带的东西太多，这都几车了。你少废话，我已经减而又减，了。快点快点，这些车我自己得坐一辆吧。还有那些道童，他们也有行李吧？而且车里装的都是生活必需品，不能再少了。还必需品，都是些鸡零狗碎。哎，大师兄。 那我们的必需品怎么一个小包袱就装下了？哦，也就小钱让马多涂了两捆书。切！你们当年在山下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让我跟你们一块风餐露宿，做梦！切！而且一路上旅途劳顿，师傅年纪大了，骑马容易累，也得坐车休息。用不着啊！少爷，都装好了。行行行，赶紧出发吧。 师傅，带着师弟们上车吧，外面太热了。 <laughs> 徒儿，你可真孝顺呐、啊！我一番好心，他还讽刺我。我不上去了，把这个小东西抱进去吧。 <laughs> 谁跟我告诉你，给我乖一点。 不许流口水，脏死了，脏死了！快拿几条帕子过来。程潜，你脸色不好。我没事。那日你受符咒的反噬太厉害，你也去你师兄车里歇一会儿吧。别逞强，在车里还可以看看书。 哎，小同学，你过来跟小师妹一起玩吧。我这车让你们俩在里边打滚都够了。大师兄过谦了，就你这车队，嫁到宫里做娘娘的排场都够了。你，师傅说以剑入道的人，大多心智坚定，但大师兄还真是个例外。至于我，童前你大师兄以剑入道，而你。 心入道，因心入道。经楼里那些藏书，对因心入道说什么的都有，倒是都提到了一句：以剑入道者断体，因心入道者炼神。炼神，说白了就是磨练心智。那最好的方式，应该就是苦修了。 必须利用这次出行，好好修炼。哇，这镇子好热闹啊！师傅，师傅。 好多卖仙器的店铺啊！这他们怎么那么多仙器？是不是真的可就不一定了。此地名为伏龙镇，站在港口还能看到海外仙山，所以这镇子在东海之滨，也算小有名气了。少爷，刚才我们打听了一圈，镇上的大小客栈都满了。切， <laughs> 你听他们的，再去打听打听哪家最贵。 我不信用钱砸不出几间上房，是吧？是吧？哎，师傅，您去哪儿啊？哎，跟上，跟上。这都出城了吧，师傅？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应该是前面那排茅屋。 嗯，嗯，臭死了！这什么鬼地方？茅厕？破客栈。是个破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客栈啊？你看，院门口写着呢。啊？这地方还真叫破客栈。 一宿，爱住不住？这门框上写这些，谁还来住啊？估计咱们会住。刚才师傅亲自进去叫门了。我宁可睡在马车里。李云，第八天呢？哎，问你呢，李云，你怎么也变书虫了？书上。嗯，叫我呀！哎，等我给你们摘红果吃啊！ 这上面长了好多呢，甜的！瞧你们这一个个的啊！从现在起，我就住车上了。水坑，你怎么尿了？ 你的马不就是个八尺壮汉吗？吓成这样！我我第一次看到横竖一样宽的人，长相也太吓人了吧，跟个讨债鬼似的。 <laughs> 文雅兄，好久不见。温雅？怎么温？哪里雅？哦，小春呐，你怎么来了？ 铜钱，你又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在马上没坐稳。他叫师傅，小春。啊，进来吧，该来就来了，还拖家带口的，这是去送亲呢？我叫你们笑！ 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住店呀！少爷，睡不着吗？这床太硌了。 这褥子还有股味儿，这是在点支香，是。这地方脏死了，又不通风。其实白天已经打扫很多遍了。您饿了，要不我去厨房看看？这破客栈的饭是给人吃的吗？你要出去，都这么晚了。我去找师傅算账。你睡吧。 师傅在哪间房来着？前阵子扶摇山不太平啊，在那儿。我知道。怎么温雅也在？不能在外人面前跟师傅闹。可来都来了。对了，李云做的这玩意儿应该能用得上。大师兄，我错了。 以后再也不掏鸟蛋了，真知道错了跟我说说，这片蝉翼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啊，那是二师兄做的，上面不是有五个洞吗？把它们用线穿起来，挂在脖子上，就能妨碍别人的五感，自己的行踪也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哎，这能用来掏鸟窝，特别好使。嗯，呃，不掏了，再也不掏了，不成体统。这小玩意儿。 我没收了， <laughs> 带上他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走到茅屋后面。唉，就等那个文雅滚蛋了。我去年算得天降异象，还想是什么事，原来是天妖降世。天妖降世，妖王震怒，再加上群妖哗变。 妖谷中想必要血流成海，那天妖尚在卵中。若当时那人没有以一己之力强行平乱，又将天妖卵送出，哼， <laughs> 一个浴血而生的天妖，那想必就不单单是扶摇山的劫难了。哦，对了，那天妖现在何处？孵出来了吗？孵出来了，就在你家院里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看看它。 省得尿了你家的床。你，我问你，那身怀北冥之力的大魔修究竟是谁？与我派有何瓜葛？为何甘愿以一魂作符，替我派挡劫？他没有告诉你。纵然是大魔，牺牲一魂也是重创。 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他让我将那东西交给你的时候，只自称自己是扶摇派弃徒，我还当你认识？我派自祖师创立以来，离经叛道者甚众，光是我说得出来历的北冥君，便有两位前辈。 更不要论那些个后来隐姓埋名、不肯透露师门的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怎知他是哪一位啊？ <sighs> 总归没有恶意。我看你与其担心那点残魂，不如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应付你那故人。故人？什么故人？ 没动静了，文雅兄，若我我这几个孩子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多加照看。大师兄，你难道？ 知道温雅说的故人是谁？那是我。我第一次见到死人。那灯，难道是噬魂灯？程仙你见过鬼吗？我，我不是坏人。 由来绵延像温柔的夕照，有情最喧闹回荡在东府和山道。祸害过多少无辜？惊君与虫花鸟，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。闲修息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北伐过。 节奏被十眉山间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那些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，有种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 人生，色来去茫茫。 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汲任何要自在惬意，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百合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 多少回苦练学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只落下的风雨万丈，历尽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心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心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刺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。历尽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自去扶摇直上。 回首再看，赤道苍茫。